锵锵三人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终于要谈默多克离婚了。 <laughs> 什么叫终于？有这个主要有李艾先来介绍一下邓文迪的情况。你就讲，就是知道他离婚了，然后拿了两个房子嘛，一个在这个纽约的这个中心地点，他有一个大 house 好像是，然后一个是在北京有一个四合院。 就是大家知道的哈，反正这个娱乐报道上报道的说他有两这两处房产是归他的，反正一算下来也是亿亿生的这个分家产呢，好赞哦。一亿啊？不是，就就是我说的是就上亿的家产呢，应该得有。上亿人民币啊？对，上当然上亿人民币，好像当时这个四合院就千万美金吧。那太吃亏了吧？默多克那边才分这么一点。我不知道啊，那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现在你国内什么海海海南盛宴那叫什么盛宴？海天盛宴。 海天盛筵人家去一次都能赚这些了啊！哎，徐老师啊，你这都啊不瞎说的，瞎说的 <laughs> 不是这个，咱们中华女子的当然不像他们外国女的出手不凡，不是出手不凡，这有节操嘛。那她上一个这个婚姻弄了十七个亿美元呢？什么上一个谁？就是上一次离婚的默德克，上就就就是我我我也是瞎看的啊，就是十七亿美元。这个是因为一系列。 婚婚前协定和两次的婚后协定，呃，牢牢的把这个。 这个财产，包括新闻集团的利益，给框在这儿了，你不能够拿到更多，也很难。但是这不是你要说的，哎，对，我想关心的是他跟 Tony Blair 到底有什么？我哪知道？我这不是新闻发言人，我只是我也是看小报说。哎，不就因为这个才才让你上来的吗？ <laughs> 你这你不能来这个，骗得我们上来了 <laughs> 不说了。我我哪有这个？你好像看见了吗？没有 Tony Blair，Tony Blair，我只是。 我也只是看这个娱乐报道说，他们仆人看见他。 跟这个布莱尔在这个在庄园里头吃饭，还互相喂饭什么的，好像还说的特别细节。你跟男朋友喂饭就是决斗，就是拿叉子。 <laughs> 这击剑的。对，因为因为这个对象不对，所以我是这样。你爱的这么对， <laughs> 对象不对。对象不对。对对对对啊！一个他说一个是互相喂饭，然后他们那个仆人好像就是他们那个庄园里头的那个佣人说的还特别绘声绘声绘色，说呢一开始来的时候第一次布莱尔来参加。 他那个聚会进来第一句话就问默多克在吗？来在这儿吗？然后那仆人说，嗯不在啊，今天只有女主人和好像可能女主人的几个闺蜜，类似于这样子哈。然后说布莱尔马上神色慌张紧张太太说在还是说不在？他他不在。 他太太有来吗？就是你说那一次啊，好像没有，是他一个没有他们。不在，他慌张什么？没有，就是不在他好，你听我说完， <laughs> 他的意思。像你这么没修养， <laughs> 人家做首相。 <laughs> 他那个佣人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是邓文迪扑布莱尔，狂扑布莱尔，所以布莱尔一来说这个没在，那个老他老对方老公没在，他就害怕，怕怕那个邓文迪太太上赶，他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 所以说布莱尔神色慌张，然后反正整篇那个娱乐报道的感觉就是这个邓文迪有多么的上赶啊，多么的想跟布莱尔，还不是还爆爆出了他一个日记嘛，嗯，写他的那个有多么想他呀，他的那个身材有多好啊，然后他的那个屁股有多翘呀，什么的，说是有个这样的日记，我也我因为我看的英国的那个报纸，我看的是人家日记，他哪弄来的？我不知道啊，然后还说莫德克说就是因为这日记被爆出来，否则他能够安安静静的。 把这事解决了，但是不是这个事儿的 <laughs> 什么意思？真他可怕！ <laughs> 这个事儿啊，最近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哎，这个老莫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你按说离了婚就离了婚吧，啊，他最近接在接受访问当中，他说是因为这个离的婚，然后他就是像你刚才说，他说我一到农场马上找这个佣人来问。 问了之后，很快就做了决定。他说这个，然后还说说说这事儿出来之后呢，这个谁呀？布莱尔跟莫德克打电话，他打了好多次电话，莫德克不接电话。嗯，布莱尔就是想跟他说。 没事儿，就是屁股翘一点，是吧？ <laughs> 没有，最近不是又出新闻了吗？说布莱尔带着妻子什么那个在什么西班牙南部还是哪个南部度假嘛？说这个妻子很强势的。说说说可能反正意思布莱尔一直不承认他跟邓文迪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嘛。然后那个报反正那个娱乐报道上出来都是邓文迪如何扑他嘛，就他就摆出一副其实我并没有啊，就我并没有跟他什么关系。说现在反正全是邓文迪的问题。 听起来，两男人都都退了。这往咱们这个外国势力往咱们中国女性身上泼脏水了。对，你那很难说呀。中华儿女多奇志啊！这个也可能是布莱尔啊，那那那那。反正现在从用人的角，从用人的角度，从默多克的角度，从这个布莱尔的角度，全全都是说的都是邓文迪的问题。我认为，真正今天绅士的道德观，我上次咱们前一阵谈有关问题，我就说了。 我就觉得这事儿啊，怨男的好了，全怨男的，大家不要讲，就是说，哎，所有林林总总问题，我现在理解这个现代文明社会比较绅士的价值观是什么？女人怎么追求咱们都可以，但是最终咱们要负责任。你把你你甭管是谁追谁，对吧？你们俩好了，出了事儿，就是就算我认为就怨男的，不要怨女的。就像呃上次我们组织了一个挺三协会嘛，就是。 我说这个，哎，不必对污蔑女性，对吧？老说人家第三者，老说些什么？这个事情啊，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一个学者已经说了，夫妻之间的契约和承诺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违约还是说话不算数，是这个男人。如果男人出轨的话，那是男人违约，是男人说话不算数了。所以屎盆子应该扣在男人身上。至于所谓的人人。 像过街老鼠一样痛打的这个小三儿，你不应该侮辱别人的人格，因为这个小三儿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没跟你保证啊，你们俩立约的时候他没保证，他没参与到你们这个契约当中呢，对对吧？所以说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布莱尔同志要负主要的责任。你怎么怎么你这逻辑混乱了？布莱尔就是小王，就是小三。 他怎么要负责任呢？你你前面讲的蛮对，到这个结论去是么是我好，不不，我好。我也不搞不清楚，对不对啊？这就是他的问题没有？布莱尔就是小王，是是是，是吧？是他有两个是两右庭的那个协会里边的。你知道我现在的价值观是有上位法的， <laughs> 有上位法的，就是说，如果在这种事情当中有男有女，那么请直接指责男的，男的要负主要责任。 如果说这个这个这个是小三儿，那么是吧？呃，这个那么我们主要指责，反正还是男的婚姻内的，如一方如果女的出轨，就是男的不好；对，如果男的出轨，那当然更加是男的不好。对，对不对？我觉得，我明白这个意思。哎，这样你们高兴吗？ 我觉得所就通过这些年来我观察，我就咱们就认了吧，索性就都是男的，反正都怨男的就完了，出轨是男人的天性，就变成这样了，不就就是男人，你得你得扛啊，对吧？都是你不好，你不能再说女的。 哎，你你你你同意这种道德观吗？我刚刚看完《The Good Wife》最新的那一期，有讲到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啊！他们不是夫妻俩都出轨吗？这个 The Governor 和这个 The Wife 都都出轨了吗？他们俩在最近的一期吵大吵了一架，因为这个这个老婆的情人死了嘛，吵吵一架。这个男的，这个 The Governor 这这个州长对着他老婆说：“我当时出轨，那不意味着……” 不意味着任何东西，他的意思我没有付出真心，那不是真的感情。这个老婆说了一句说，那就那就悲哀了，因为我出轨的时候，那意味着一切。对，说的挺对的，哎哎，是是是，说说的挺对的。然后然后嗯，那个州长就这个丈夫哈，就一下子傻傻在那儿了，然后就开始对他老婆说：“你不要以不要用那个呃，不要以为你有什么理想的这种感觉。”他 把这种理想的感觉放在一个你还不知道他是否在乎你的男人身上，然后这个太太就说你这个混蛋，然后这个老公就说你这个自私自私的，两个人就开始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老公最后说了一句说，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只能拥有对方的一切，就是我们是在一起的，别人那都是别人的事儿，都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当时我就，当然后面还有一段哈。当时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说哇，这夫妻关系真的太……虽然他们在吵架哈，但是太冷静了，因为是利益利益之间的利益更大。 其实到时吵到最后，虽然大家都知道对方出轨了，甚至这个男的都知道这个女的不仅是跟对方是有就是肉体上的这个这个关系，甚至是都付出真心了，那男的死了他都不要跟你过了那种感觉，但是他仍然是不会离婚，因为他们利益关系，就这夫妻关系简直是冷静物物质。哎，这也还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层面是男的为性而出轨，女的为爱爱而出轨，第二个层面是爱情。 它下面是经济关系，呃，不是爱情，婚姻，嗯，最底下是经济关系跟政治关系，嗯，爱好、性也好，都是上面可以可以不要的东西。纸牌屋的那个整个剧情都是照这个逻辑发展的。所以，你像默多克能快速的说要跟邓文迪离婚，其实就是证明他们之间的婚姻没有到到说紧密的利益利益的关系。 对，他一早的很多很多合约都都都。对，所以他说离就就跟你离了，我受不了你了，我就跟你离了，而且他还可以在外面大谈跟你的这个关系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其实这个对邓文迪东山再起是件特别特别惨的事情，就是其实我来不会不会，你相信相信邓文迪还会有。我我是觉得像邓文迪这样的，有只要有像这样只要有徐老师在，邓文迪一定会有卷土重来的一天。我我觉得在美国这种文化当中。 他他他只要他自己还愿，就是还还努力还干嘛，他还有他还有人员，他还有这些关系跟资源的话，我觉得邓文迪搞不好还在还能在，他还很年轻啊，他还能再起一番事业说不定。没错没错，那那能能搞定两届的女的啊，两个界别的女的都是非常厉害。什么叫搞定两个界别？那我我我举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先别举例子，我要去广告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嗯，哎，说说什么来着？说邓文迪怎么着了？ <laughs> 不过我看小报说他跟默多克吵架的时候，还把他推倒在钢琴边上，还撞倒在地，还送什么急救了？但但你忘了有一次在法庭上哦，对，他还帮袭击默多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啪，中国武侠功夫全部出来了。对对对对对，哎，所以真是事情应该有两面看。有的时候一种性格在一方面是这样，但另一方面可能对你有利，嗯，对吗？我我我讲什么叫？ 跨界的，哎，你举那例子，玛玛丽安梦露知道吧？是的，她我们都知道她跟呃肯尼迪吧？对，她的老公是谁啊？姐想，一个著名的作家，啊，史米勒，还有一个叫迪马乔的，还有一个迪马乔，最有名的是运动员，一个是哦，那就三届了， <laughs> 那就厉害了，运动员啊，著名作家，嗯，政治家，这家伙什么？对不对啊？啊，这什么姐儿？嗯，呃，肯尼迪的夫人也不差。 你看，总统夫人吧，后来怎么船王？希腊船王哎！你看政治跟商业，这李艾啊，任重道远呐。 <laughs> 女的搞定一个人，他们肤浅的就说，看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的标准就是只找一个靠山。那厉害的女的，就是跨界。 啊，就这这这这个，我不是刚才就问过你吗？这个三哥让你选，你要跨界。咱们咱们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像，比如说像玛丽莲梦露这种哈，她三个先生都就是比较厉害哈。每一个行业都是尖子。对，就这种，我觉得她本身就有点像什么呢？女，如果把女人当做房子的房子的话，她就属于那种老宅，就是那种有故事的老宅，或者是宝石。 他就他就他就轮流的，一会儿在这个人的手里，一会儿在那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有价值，因为他曾经在某个人手里，他的价值又高了一倍。哦。然后他在到下一个人手里的时候。 如果他又是个名人，他的价值又高了一倍。你比如说，像有一些传传奇性的老宅跟一些传奇性的宝石，它不都是有这方面的这个价值提升的吗？你说这有意思，就是过去啊，我们的老观念是觉得这女的吧，经手的男人越多越烂越贬值，什么年代？但是呢，还要看什么男人，对不对，现在你看发现她可以升值。 对啊，你你想你说哎，谁的前妻，这也不一样。你说你卖这房子，你说这房子他曾经住过谁谁谁，他如果是一个这过啊，他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你一下这房子就因为这个曾经住过的人马上升值了。你说这宝石曾经是谁谁谁的？ 这个皇冠上的这颗宝石，马上因为这个人，他又升职了，他不一样了。哎，你作为一个女性，你怎么发表这种如此的观点？没有，我是说他这一类，我说他这女人物化。我说的是这一类的，他他这一类的女人，她我说的是她升升职，她不见得说因为离婚，我还是说回邓文迪，她不见得跟默多克离婚，她就可能就怎么样了。她搞不好，因为她曾经的先生是默多克，她后面能更好。但是默多克。 现在这么在报纸上大谈他的这些事儿，不知道对他会不会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默德克他为什么？按说这男的吧，好像都不大兴他为了婚，他他为了修补跟他前面几个小孩的关系。嗯，他不是说吗？他现在努力就是要要他那个小孩后来都很多事情都不理他，重要的事情都不参加。那看来项目， 他因为那些年纪大的小孩跟邓文迪差不多大，甚至比他还大的小孩当然自然是对他这个婚姻本来就有意见的，可想而知嘛。那老傅现在你想，你的这个其实你一个年纪大的人，他跟一个年纪轻的女的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尤其他子女。那他现在他要修复跟他子女的关系。 邓文迪成了牺牲品，当然也不会成为 <laughs> 牺牲品。 <laughs> 当然，当然也 <laughs> 也也不会成为。牺牲品。也不见得。就像你们说，你将来见到邓文迪，你就不觉得他是邓文迪了，你就觉得莫邓文迪，明白没有莫多克前妻。哎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哦。不是默多克，默多克前。哎，但是。对对吧？对对。讲得通。对，那前夫占便宜吗？ 啊，是吗？说谁？他一介绍这是谁的钱？我觉得是一回事儿，一样的。这升值吗？这升吗？一样的，这还看你碰到是什么人啊？不，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说是正经的呢。其实有很多人交一些朋友哈。你如果真的是你交朋友，除了一个目的是将来白头到老，一起建立家庭，但也有不成的嘛。那很多人把不成看作是浪费时间、受骗上当，太狭隘了。 你要是碰到的都是精英的话，你真的你都是吸收到人家最好的东西。所以张爱玲说，人在爱情当中是最高尚的，那不管这个爱情有多久，你都会得到最好的东西。所以你记得吗？我们曾经谈过，就是这个最近有一个不是最近了，这两年有个小说叫《繁花》，是这个上海作家金宇澄写的，它里边写这个人们聊天啊，哎，我就发现这种思维啊。 真是这个这个生这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呃，生活经验丰富的上海人，他的这种思想，他能这么想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就记录上海市民怎么谈话，就说你看这个女孩啊，她呢，比如说给个日本男人包一包，给个韩国男人包一包，给个香港男人包一包，给个这个台湾男人包一包，说本来就是个粗丫头，对吧？什么都不懂的。 但是呢，给这些有层次、有品位的男人，他经经历过以后啊，哎，你比如说，也懂得生活趣味了，哎，呃，这个走走，可能走路也有风度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对他是个培训的过程，这个女的出息了，经过了这些这些历程，这些培训班儿。哎，这听听到这儿好像你说这家伙好像特别好的感觉哈，但是你想想，如果真的特别好，邓文迪为什么会出轨？ 它其实就像以前我们曾经有一句就是已经被说烂的话，什么不如我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笑哈。没不存在这个，你只要一旦有一天你能坐进宝马车里头，你就希望能够在里头笑。就是人是这样的，我要有物质，也要有精神，我都得要有。可是这宝马车太老了，开不动啊，你笑不出来呀。对，所以呀，他就所以他就出，所以就存，所以不存在这个。我觉得女人啊，就。 就我自己是女人啊，我觉得你最起码你得想清楚两件事，儿。第一，要不你就自己挣钱，自己能把物质方面的欲望给准备好，然后呢，跟别人共同去享受精神上的东西，要不然呢，你就自己能够把自己精神上。 自己让自己很开心，我不需要别人来给我开心，我自己能开心，然后别人来帮我解决物质上的东西。如果说你都希望这两件事都由别人来帮你解决的话，注定是自己纠结死，自己难过死。哎，我给你提供一个反例啊，你看男的又是又又又是怎么样？我给你广告之后，我跟你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给你最近讲一个新闻啊，这也不是我编的，《时代周报》上说的啊。 中国职业足坛首位美女老板，福布斯估计坐拥近十二亿美元身家的戴秀丽要离婚了。这个戴秀丽呢，哎，对，二零一四年嘛，对，要离婚了。戴秀丽的丈夫是个英国人，他当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认识这么一个数学老师，好像一个什么老师。五十七岁的托尼霍肯日前接受《泰晤士报》访问，说他已经向戴秀丽提出离婚，想要结束两人二十一年的婚姻。 原因是什么呢？自己厌倦了太富裕的生活，他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戴秀丽他们花钱呐，这个如流水啊，就是这个男的厌倦了，厌倦了太富裕的生活。这个男的，你其实你知道吗？你看你们俩的笑容，你们俩一副这个为什么不是我的笑容？这个这个男的，那这个男的太神了，我觉得这男的说妻儿花钱呐，大手大脚啊。 这个人家霍肯啊，戴秀丽啊，两人结婚这么多年，戴秀丽一直在中国打理她的事业，但是她的丈夫霍肯坚守在一座与自家的经济实力和身份地位相距甚远的房子里，在哪儿呢？伦敦郊区一个三居室还是半独立的一个住宅，他就在那儿住着。嗯，你知道这反映了一种什么？英国中产阶级。嗯，我就过这样的生活，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不习惯，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个戴秀丽说买了一台这个什么五十五英寸的这个电视啊，这个我又这还没我家电视大呢。但是人家霍肯就却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原来的那个电视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买新的？因为节约。霍肯多年来一直开着一辆旧尼桑轿车，所以他是英国中产阶级的这个一套，就是。 清教徒的那种啊，就是花钱，甚至比如说圣诞节买什么礼物，要打听这礼物是多少钱，在人家那儿是很没面子的。他就固守着他英国中产阶级的这一套，就是说太奢侈了你就丢人，他不肯改变他的生活，他觉得我这么活着很安心。甚至听说他离婚，他就说了嘛，他只跟戴秀丽大概要了一个一百万英镑的赡养费，一百万英镑，他觉得已经够多了。 就是我要这么多钱，足够我的这个生活了。而这个霍肯，你知道现在在干什么？至于他自己的事业，几年前霍肯已经从学校辞职，开始免费教穷人家的孩子。 <laughs> 这个英国老外，因为这就是三观不同啊。嗯，因为在新教徒看来啊，子人生啊就是下一辈子做上帝选民的一个培训阶段。哎，我这一个培训阶段，我一定要表现的好。 我将来才可以入选上，而我们觉得此生有限，对，不享受那是啊，就是亏大发了。锦衣夜行嘛，对不对？中国人觉得那不就锦。衣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我这一辈子做所有。